你们不读书，没有文化，就是钱，什么都是钱，就是什么什么恒生股票啊，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又是港独，港独啊，嗯，系嘛？咁跟住咁你要系啊，上去沟呢啲，呢教育水准好高嘅，大陆妹，你要令佢觉得你唔系港独分子，嗯，因为港独分子点会啊识得开口埋口苏东坡、杜甫同埋红楼梦咩？嗯。